Thank you. เป็นทุกข์ที่ตวาหลงนั่นแหละเป็นทางแห่งพระนิพพานทางไปนี่เียนหลงเป็นรู้นั่นแหละคือทางหมดหมดจด把迷变成悟是一条真正的路，把迷变成悟才是真正通往涅槃的路。ตัดสินใจนี่แน่นอน เมื่อใดเราเห็นด้วยปัญญาว่าเก่งทั้งหลายทั้งปวงที่เกิดขึ้นกับโลกคนงามไม่ใช่ตัวตนย่อมมานายในสิ่งที่เราหลง นั่นแหละเป็นทางแห่งพระนิพพานอันเป็นธรรมหมดจดเช่นเดียวกันนี่คือผูก和乐的原因都是因为我เ的念头骗了都อง为我们迷在自己的念头里念头一来 我就跟他跑，彻底的迷失在里面。学多年钱不要再迷。他来了不理他，好的来了不理他，坏的来了不理他，苦来了不理他，乐来了不理他。我们只是活在当下，只是活在。 งหลายส่วนมากแล้วความไม่เที่ยงเป็นทุกข์ลบไปทั้งร้อยเอาความเป็นทุกข์เป็นทุกข์ร้อยทั้งร้อยเอาความไม่เชื่อตนมาเป็นทุกข์ร้อยทั้งร้อยแต่พระเรียบุคคลเห็นกระแสพระนิพพาน เอาความไม่เที่ยงเอาความเป็นทุกข์เอาความไม่เชื่อตนเป็นนิพพาน เปลี่ยนเปลี่ยนแบบนี้แล้วว่าเปลี่ยนได้เป็นดีได้เรื่องนี้ต้องาที่เดิม 之间的无常看成是苦的啊，一个真正修行人，一个智者，一个圣者，他都很喜欢无常，因为通过无常，我们才来看到啊，说无常在我们生活中啊，这个无常。 แต่๋วจะพูดให้มีรสชาติไหล没有他们，我们不可能做一件事情；没有他们，你也不可能脱离六道轮回，脱离生死。ภาวะที่เห็นนะก็คือว่าเราเห็นกายเรา 失的这些关系上，其实就是身跟基。我会不断的跟着好跑，迷失在里面，那通过现在的练习。 ่อนว่าเรื่องนี้เขาจะสอนอะไรค่อยๆอ่านไปทีละหน้าสองหน้าเดี๋ยวอ่านจบเราก็จะเข้าใจความจริง昨天晚上老和尚给大家讲了啊，我们呢啊没有问题，只有答案。那么嗯，这个是刚才讲说。 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只是来寻找答案。怎么寻找答案？ ปัญญา มีสามระดับ ปัญญาที่เกิดจากการฟังปัญญาที่เกิดจากการคิดแต่ปัญญาที่แจ่มแจ้งนี่คือปัญญาที่เกิดจากการเห็นเห็นตัวเอง这个闻所知就是大家啊从书本上看来的，从别的地方听来的啊，还有 从你自身上亲身看到的来的，好用。你会发现，当面对出现的时候，只有这个东西才能派上用场。那么，从你的呃对七天七夜的这种全的练习的过程中，你会亲身的看到这些东西，亲身的看到你。 ราคนไหนที่เป็นเพื่อนสนิทเราถ้าเราติดเขาบ่อยๆติดเขาทุกวันเราก็จะเข้าใจเขากายกับ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เหมือนกันมันอยู่กับเราตลอด แต่เราไม่ค่อยสังเกตเขาไม่ค่อยเห็นเขาเราก็เลยเป็นทุกข์กับเขาที่เจ้าองค์เนียามี่เขาเนี่ย每个都有朋友是吗？当你我们朋友啊很苦，很不开心，那你常常接触他，他是你的好朋友，你常常跟他聊啊，他常常 他的苦告诉你，你就会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上，看得非常清楚。他的苦来自于哪里，来源于哪里。那么我们去洞察同样的道理，不用让别人来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好好的审视一下自己，来好好的提起自己的决定，好好的觉知一下自己。七天七夜，宁静定 以的我们见，当我们开解，它我看到自己以后，亲身亲自看到自己以后。 知道他，这一个知道会改变所有一切。最怕的就是你不知道。菩萨善念，没没断了根，心根呀，断了根，苦，改了根，断没苦。佛教没有交别的，佛教我们的只有啊，跟在身上如何度苦，在心上如何度苦，一个身，一个心。 怎么样从彻底彻底的从这个身心的苦上面解脱出来？卖了款给人啊，带了被捉起来，带了被大家试试啊，大家不要太紧张啊。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试试，从你的亲身实践中，亲身。 只活在当下。แต่เราแต่เราไม่จุดเพื่อไม่ให้กายมันไม่เจ็บไม่ปวดนะเพราะนั้นมันต้องเหมือนกับเสาเลยนะนะเราไม่จุดให้เป็นท่อนไม้ทั้งคืนนะแต่เราจุดเพื่อให้เข้าใจเขาอ๋อธรรมชาติเขาเป็นแบบนั้นนี่เองนะไม่ได้จุดให้นั่งทนนนั่งแล้วไม่เจ็บไม่ปวดไม่เมื่อยไม่ใช่我们来修，不是为了让自己非常非常啊高兴高兴的。 木头柱子，不是变成石头，不是变成木头，不是变成一个啊死人。我们修，不是为了让自己的这个腰痛啊、灰尘啊啊离开自己，不是。我们是为了要看到它，是为了要知道自己。你不让它痛，那是不可能的。啊，身和心的状况。 每个人都一样，你出现的，他也会出现。呃，师父说他自己本身也都会出现，每个人都会出现。我们不是为了要赶走他，啊，不是为了。 我们不是把自己修到像一个空间的一样。我们现在要练习的是，不管任何一个状况出现，不管是苦还是乐的出现，不管是深还是轻的，任何一个状况出现，我们只是知道看见，但是我们不跟随，不常人。 这个才是真正的在修观，在修息波心啊！这个也是带我们通往真正的离苦与逃离。然后，我们依了，然后就了开，然后就开，然后看见、看见、看见，然后，嗯，光起、嗯，光出现、光，起得、出现得、哎，才可瓦，没得嘛，瓦没得，然后，阿玛路的，路阿玛路。念头来了，念头来了。 好的念头、坏的念头，好的想法、坏的想法来了，都轻松的放下，你马上回到你当下的工作上来。啊，你先不用去解决你的问题，你只要活在当下，你会发现你的问题。 年念头不是在过去，就是在未来。啊，我们现在就来练习活在当下，活在每一个当下才是觉醒圆满的最好的钥匙。เราปฏิบัติไปเรื่อยนะเราจะได้คำตอบนะจะเกิดเป็น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จากตัวของเราเองนะคำตอบที่เกิดจากการที่เราตอบตัวเองได้ดีกว่าคำตอบที่หลวงพ่อครูบาอาจารย์ท่านตอบให้นะคำตอบที่ตอบเป็นตัวเอง มันเข้าใจมันแก่แก้งมันรู้สึกว่า让怎样觉知，不同的觉่觉เ您就做梦。 不是从老和尚的回答中来找答案，我们是从自己自身的亲身的体验中、体悟中去自然而然的，你能看到答案。เหมือนที่พดนเราก็จะออกไปทานอาหารนะทานข้าวถ้าเราเหมือนนั่งคิดว่ารสชาติของอาหารนี่เป็นอย่างไรนะคิดเท่าร่ก็ไม่คำตอบนะ แต่ถ้าเรา 尽量的轻松的去觉知它，但是不是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嗯，一个嚼一个，呃，一口饭要嚼很长时间。我们还是在一个很自然的状态下去觉知我们做吃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尽量不要去分别，啊，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 因为分别啊，是的，因为分别都是由于我还在迷，迷在好事上、不好事上、钱上、爱上、别上、酸上。你要保持你的觉性，你活在当下，你吃饭的时候去觉知你的每一个动，哪动觉知哪。嗯，看看那个，找个妹子呢？我们快点。 งันก็สูตรเดียวกันนะที่หลวงตาพูดว่าต้องเป็นทุกข์เป็นทุกข์ความไม่เที่ยงเป็นทุกข์ถ้าผู้ใดยกตนขึ้นมาได้จากความเป็นทุกข์มาเป็นความรู้แจ้งจากความไม่เที่ยงมาเป็นความรู้แจ้งนั่นแหละถึงฝั่งแห่งวันนานอันเป็นข้ามพ้นห่องวัฏทั้งหลายได้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听我讲？哇！因为我发现我讲的刚才好多人睡着了，啊，所以呢，我觉得就让小师傅讲。小师傅讲呢，呢，的人还没醒，然后那再换我讲了。嗯，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讲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泥变成知道。 以前我们跟着自己的念头跑，迷在自己的念头里面，迷在自己的身、自己的心、自己的认为所谓的正确和错误上面。那么在这些的过程中呢，是我。 后九，你短了很多年，现在放下，活在当下。ติจะหน้าโลกอยู่โดยโชคแบบนี้ โลกจะไม่ว่างจากพระอรหันต์แน่นอน มีสติ อยู่โดยโชคเป็นหน้าโลกมันมาทางไหนก็เห็นมันนั่นแหละ เรียกว่าอยู่โดยชอบโลกจะไม่ว่างจากพระหันถ้าเราอยู่ตรงเนี้ย我们这个念头，刚才好像用词是肆意埋伏的，时时刻刻准备着来侵袭你。我们所有的这个啊，过去生、过去世的习气，那么在修行的过程中都会不断的。 这是通向啊涅槃的路，这也是通向离苦的最直、最近、啊最简单的一条路。嗯，呃，你，你这个多，多法提瓦堂请教给พวกเรา。么嗯，此时此刻在泰国啊，宝宝上个寺院。 也是像我们一样。 中国人也在修行，这是一件好事。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自己，都能如此的修行，这个世界是会非常的美好的。มีเ่าจะบอกมีเจ้าหน้าที่สาธารณสุรวมกันแปดสิบกว่าคนแล้วก็กลางเต้น ตามพื้น เรียกว่า ลูกขมูลละวัดแต่มันไม่หนาวมันที่นี่นะ ประมาณสิบหกสิบเจ็ดองศาอยู่กับพื้นดินเลย นอนตามดินเลย在呃泰国不是像这儿这么冷，嗯，泰国一年四季都是夏天，所以嗯、他们嗯，他好像说，嗯，现在这个 แต่วันที่แปดถึงยี่สิบสองสิบกว่าวันในช่วงนี้到未来，那个中国有这么多被动的。 ทั้งหลายมาพิสูจน์ลองดูเถอะพวกเราก็พระธรรมพระผู้มีพระเจ้าตัดไว้ดีแล้วปฏิบัติได้ให้ผลได้ตามทุกควรแต่ผู้ปฏิบัติ มาลองดูพิสูจน์ลองดูตื่นแต่เดินตื่นนมอย่าให้แก่ให้เท่ากันไป在座的每一位都是非常有智慧。 心法是要有智慧的人来护持。那么有智慧的，每一位同修们，大家努力，啊，大家在七天内好好的用功。只有觉性才能带我们走到尽头。只有觉性才能解答我们宇宙世间所有的问题。只要你知道你自己。 你清清楚楚的知道你自己，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对，落脑的买，还有个的菜的，嗯嗯嗯嗯。嗯，这很冷，大家想去泰国吗？泰国不冷，很热。哎，老在挖。

熟嗰度真係啦。 我儿子在雇佣毛片呢，演光头，阿甘威朗。 <laughs> 对于你说一句话，你可能不相信，但是它是真的。我的老师，你知道我的老师在哪吗？我的老师一个是毛德平，我的老师还有一个在广东，你知道是谁吗？ ป็นสาธารณทายาทเป็นสาธารณทายาท我的老师就是慧能大师，老师很喜欢慧能大师的啊啊啊。มีคนไทย มีคนจีนเท่านั้นที่จะขอบผู้ผู้ศาสนาขึ้นมาได้ ในโลกเนี่ย慧能大师是非常 结束了。